课文四，在咖啡馆门口。天阴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好的，快要下雨了，你路上慢点儿。没关系，我坐公共汽车。好的，再见。阴。